在二战的法西斯阵营里边，除了希特勒的德国和墨索里尼的意大利以外，这个团伙里边呢还有个小兄弟，就是东方的日本。凡尔赛体系下呀，最失意的是德国，而对这个华盛顿体系最不满的就是日本。这两个国家成为二战的发起国，绝非偶然啊！特别是这个1929年到33年的经济大萧条。 对日本的打击啊，是稳准狠啊！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日本的这个经济就跌到了谷底，整个社会结构面临着解体的威胁。当时这个日本的社会结构呢，也是金字塔型，千百万处在金字塔底层的人民全都在困境中挣扎。二三年九月一号，日本呢经历了一场著名的关东大地震。 那场大地震几乎使首都东京沦为一片废墟，比一九四五年两颗原子弹的杀伤力还要大。地震造成了这个很多银行倒闭啊，很多人的毕生积蓄啊就化为了乌有。到二六年，失业的产业工人已经达到了三百万。进城打工的农民呢就没活干了，返回家乡，发现这个农村情况更糟。 因为政府呢，从这个朝鲜和中国台湾运来了大米，千百万的这个日本农民种米无利可图了啊！日本当时的农业生产呢，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啊，还是比较大的。它在这个亚洲呢，是称王称霸的资本主义国家。 是吧？在世界上，国力就就不行了，排不上号了。当时日本还有点像那个中国那种男耕女织的这个样子啊，男的呢就是种地种大米，女的呢就是纺丝啊，生产这个生丝。生丝呢主要是出口到美国，但是美国受经济大萧条的影响，不要那么多生丝了。这样一来啊，这个城市、农村都非常绝望啊，整个日本社会呢面临着爆发革命的危险。 面对这个经济崩溃和社会动荡，当时日本的两种社会思潮非常活跃，一种呢是法西斯主义，再有一种呢就是社会主义。这两派呢都认为要进行激烈的社会改革啊，就是往左还是往右的问题。当时的这个右派分子，也就是法西斯分子，占有非常明显的优势。社会主义学说呢，在日本没什么基础。 尤其没有群众基础啊，因为日本是以天皇为首的神道教国家，天皇既是国家元首，又是人们的教主，这种思想呢千百年来是根深蒂固。日本的右派啊，就说马克思主义跟日本体制是相抵触的啊，日本人呢没法想象没有天皇的生活啊。历史上那么多将军改朝换代，杀掉旧的将军，自己当新的将军，但是没有一个人想着要换掉天皇。 那所以马克思主义宣传呢，没有天皇，人人平等，日本就不知道该怎么过日子了。啊，任何带有共产主义气息的东西，在日本呢都很难生根发芽。给天皇做这个顾问的元老重臣们啊，包括日本的财阀呀、政客啊、将军们呢，都强烈支持日本向右转。啊，加上呢，这个日本向右转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君主专制跟法西斯专制有异曲同工之妙，等于是现成的。日本这个呃，不需要像德国、意大利那样啊，由一个来自民间的领袖组织一个民间政党，通过合法选举或非法进军，自上而下夺取政权。日本完全没有这个必要，一个现成的独裁者摆在那儿呢，天皇，只要天皇一声令下，日本全国就能进入独裁体制。 但是呢，一八八九年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规定，日本是君主立宪制国家，天皇行政要通过内阁，所以法西斯分子呢就认为是内阁阻挠了日本的法西斯化。在当时日本全国向右转的情况下，帝国议会在一九二五年通过了《治安维持法》，授权警察镇压思想危险分子，粉碎旨在颠覆国家的组织啊。 一支呢被称为特高的独立力量获得了这个授权啊，就是特别高等警察，有点像德国的这个盖世太保，展开了对日本共产党的残酷迫害。1927年，日共在东京、大阪、神户发动五一节游行，警察呢逮捕了一千六百名党员，使日共遭到沉重的打击。日本的这个农民团体和劳工团体企图在日本呢。 的政治体制内建立起社会主义联盟，组织合法的工会和农会，但是呢，在这个特高的残酷打击下也被搞掉了。同样要求社会变革的这个右翼团体，特高就不动他们分毫，甚至呢暗中表示支持。所以，日本这个两种极端势力，极左被打掉，极右却蓬勃发展。 日本特别有意思的这个现象呢，就是天皇啊是一个半人半神的角色，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武装部队最高统帅，还是国民的精神导师或者精神象征。天皇通过内阁啊行政，通过军部呢来指挥军队。日本军队的特点之一就是陆海军分立，内阁呢有陆军省、海军省。 相当于这个咱们的国防部啊，日本没有独立的空军，航空兵分属于陆海军。然后呢，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军政军令分立，陆海军省只管招兵训练、工资晋级、评定军衔啊，只管这些，指挥打仗他们管不了。那指挥打仗谁来管呢？陆军参谋本部和海军军令部，也就是说呢，军令机关啊是这些参谋机关，在日本。 陆军省、海军省、陆军参谋本部和海军军令部组成一个叫军部的机构。这个机构呢，并不是正式的啊，不是真有这么一个机构，而是习惯上称为军部。军部统帅权直属天皇，内阁和议会都无权过问。隶属于这个内阁的陆海军大臣有一项特权，叫帷幄上奏权啊，可以这个越过首相。 直接向天皇上奏啊！一旦陆海军大臣对首相内阁不满，就会行使帷幄上奏权。这就说明呢，内阁根本指挥不了军队，军队的势力非常大。而这个陆军当中啊，就这个军队当中，什么人势力更大呢？参谋。在中国呀，有一句话：“参谋不带长，放屁都不响。”参谋得听主官的。日本不是非常有意思，是吧？因为他军政军令分立吧。 日本是下一级参谋听上一级参谋的啊，我是连队参谋听旅团参谋的，旅团参谋呢听师团参谋的，师团参谋听军参谋的，军团参谋听大本营参谋的是吧？你是师团长，你指挥不了师团的参谋；旅团长指挥不了旅团的参谋；连队长也指挥不了连队的参谋。中国学者于天任啊，写了一本书。 叫有一类战犯叫参谋，就特别提到很多次。日本对外战争不是高层计划的，几个参谋一拍脑门就干了，先斩后奏。比如九一八事变，实际上就是关东军三个参谋策划的：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就这几个人干的。石原莞尔是中佐，板垣和土肥原是大佐，仨人都是校级军官、营团级干部，就能干出这么大的动静来。石原莞尔说。 啊！日本政府的政策会导致满洲被极端反日的政权收回。他深信日本在满洲的扩张是解决日本国内危机的良方，所以日本军队高层对石原十分赞赏，暗中支持关东军占领中国东北，扶植伪满洲国。在这个石原莞尔等人的梦想下，啊，伪满洲国是一片王道乐土，中国人、朝鲜人、满洲人、蒙古人在日本人的统治下。 就能解决日本的问题，也就是说呢，关东军三个小小的参谋就能挑起一场事变，建立一个新的国家。这对后来日本军队中的大小参谋们有了明显的示范作用。后来日本好多战役都是陆海军这些参谋们为主发动的啊，比如陆军最有名的石正信，号称是战争之神，最终军衔也就是大佐。二战打完他都没有晋升到将官，但是。 打所罗门群岛有他打瓜达尔卡纳尔岛有他打印度也有他没有一个地方没他的，这是一个非常这个奇特的现象。这个日本军中啊，还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叫下克上。日本社会等级非常森严，日本兵为什么上了战场那么残忍？某种程度上讲是转嫁压迫。昨天老兵打我了，怎么办？我拿平民和战俘撒气。老兵为什么打我呢？他被班长打了。 班长为什么打他呢？被排长打了一级压一级，是吧？但是你要把我压迫的实在活不下去了，天天让我加班，不给我发加班费，还把我老婆睡了，我要再忍就不是男人了，怎么办呢？我把你干掉，然后我切腹自杀，这叫下克上，会得到广泛的同情。那你是个爷们儿，符合武士道精神，是吧？哎，你没剖腹，也不会判你死刑。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日本社会极右们啊宣扬这种下课上，全国弥漫着一种下课上的情绪。这帮人认为，我们日本之所以国力衰落，就是因为天皇被财阀和内阁首相架空了。怎么办呢？干掉他们，这样我们就可以建立起天皇直接领导的社会政治体制，然后就能够扩张。 持这种思想的大部分是一些平民出身的中下级法西斯军官。当时日本军官分成两派，一派叫黄道派，还有一派叫统治派。黄道派代表人物荒木贞夫大将，他虽然是大将，但手下呢主要是平民出身的法西斯青年军官。 统治派一般都是贵族出身啊，比如像这个永永田铁山啊、冈村宁次啊、东条英机啊啊，东条英机他爸爸就是中将嘛，那所以就属于这个出身比较高贵的高干子弟二代。其实两派的主张大方向一样，建立法西斯专政，手段不同而已。黄道派更激进，凡是阻碍我们的人都杀人党杀人，佛党杀佛，连统治派的人都杀。 因此呢，一九三零年，冰口雄性首相在东京火车站被刺成重伤，几个月后不治身亡。刺客是极端主义团伙的年轻成员，由此呢，开始了长达两年被日本政治家称为“没头脑”的爱国主义时期。一帮爱国贼、右翼狂热分子企图通过暗杀领导人的方式来净化日本。为什么要杀冰口雄性呢？ 因为他接受了伦敦海军裁军会议上的条件，日本跟美国海军主力舰的比例维持在三比五，原来想是七比十。在日本法西斯爱国贼的眼里，冰口首相就是卖国贼。三二年五月，日本雪盟团成员又把坚决反对军事扩张的大藏相，就是财政部长井上准之助暗杀。同年，三井财团的总裁团琢磨被暗杀，警察就逮捕了这个法西斯团伙。 但是人民大众认为这些刺客就像古代的武士，为了日本的福祉不惜牺牲生命。杀了团卓魔男爵之后，要对暗杀团体雪盟团成员进行审判。结果呢，一个由这个九名陆军和海军年轻军官组成的小团体，在右翼民众支持下，企图发动军事政变。虽然失败了，但是他们刺杀了全养义首相。 全仰义是孙中山的朋友，对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呢发表了不同看法。公众再一次对刺杀事件表示同情。这些个这个叛乱分子的审判啊，成了极端民族主义者进行宣传鼓吹的舞台。黄道派头子荒木贞夫把他们称为挡不住的爱国者。全国各地有十一万人为他们请愿，很多人呢写下血书。这些人潮水般的涌进法院，九个青年自愿站在被告席上。 你想审判他们，那砍下自己的这个小拇指表态，啊你想，这谁还敢审判他们？这帮人先是监禁，再后减刑，再后来背着钢盔扛着步枪在操场上跑圈儿。跑完之后，这个帮他拿拿钢盔，那个帮他扛枪，抬着他们武装游行。三个首相袁静滨口雄幸、全养毅以及多位高官被暗杀，凶手都没事儿。这帮人呐，就杀上瘾了。 同时呢，军部法西斯大力钳制言论，禁止一切有害国内政治的言论，加强对颠覆性组织的控制，强化这个公众团结，增强国家的动员力。这是荒木贞夫对首相提出的建议。日本政府呢，就掀起了对凡是这个非日本事务的大规模镇压，凡是反对日本对中国侵略、反对崇拜天皇、反对日本走法西斯道路啊，就是非日本事务。 坚决镇压。